第七集。周六去看赛车的共有八人，开了三辆车。除林童以外的人直接在校门口汇合，几人在开车过来接他。三辆车前前后后的到林家时，林和熙和林童刚好吃完早餐。两人从林家别墅里出来，林童带了不大不小的背包，林和熙却是两手空空，只拿了手机。算上开车的人。 另外两辆车已经坐满六人，只有油虫的车里坐了一人。那人坐在车后座上，林童直接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进去后，心中虽然百般不情愿，却还是不敢忤逆林远卫的决定，对油虫提出要带林和西去。油虫坐在驾驶座上，情绪难辨地瞥一眼站在车外的林和西最终还是松口道。 让他坐后面。林童这才降下车窗玻璃，冷着脸冲林和熙道：“你坐后面。”林和熙开门上车，坐好后才发现身旁那人也是认识的人。数天前的选修课上，自己还抢了油虫给他占的座位，显然对他也没有多少好感。杨卷没有和他打招呼，反观林和熙自己，像是对车内另几人的态度毫无所觉般。 偷吻，散漫的对游虫和身旁的杨卷道：“早上好。”显然意料之中的是，无人回应他，唯有杨卷略显惊讶地抬起头来，满脸佩服地看他一眼。捕捉到对方投过来的视线，林和熙侧头朝他扬了扬唇角。杨卷性子温和老实，察觉到林和熙没有恶意，下意识的就要跟着露出笑脸来。 幸而在嘴唇弯出明显的弧度以前，他就回过神来，堪堪打住，记起来面前这人是尤崇和周轩讨厌的人，他和两人关系都很好，也该与他们同仇敌忾才对。比赛上午十点开始，他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才到郊区的场地门前。几人停好车进场时，就有车队里的人和赛场负责人过来接。 带他们绕过排队检票的入口，直接从免票通道进去。穿赛车服的年轻赛车手和游虫认识，将身侧的赛场负责人介绍给他们：“给你们留了包厢，有事就直接找他。我上午有排位赛，下午还有淘汰赛，就不过去找你们了。晚上见。”游虫道：“行，比赛加油！谢了啊，哥们。”赛车手笑了笑，目光投向游虫身后。 而后挑起眉来，怎么多了一个人啊？林和熙对上他的视线，从容笑道：“你好，我叫林和熙。”赛车手唇角笑意渐渐加深，嗓音清朗的道：“林和熙是吗？我记下了。”负责人领他们去赛道旁视角最好的 VIP 包厢，包厢内宽敞明亮。 面朝赛道的那面装的是落地玻璃窗，窗边摆了四张桌子和八张单人沙发，桌上已经摆好了零食和饮料，桌角点着扫码点单的二维码。最初接到消息时，以为是八人，所以包厢内也只准备了八人的座位。负责人拿出手机就打电话给场内工作人员，叫人再搬一张小沙发过来。林童却抬手拦下他。 啊，不用再麻烦了，多出来的人跟我们挤一挤就行。单人沙发，即使再坐一个小孩绰绰有余，骨架偏小的女生刚好，而再加一个成年男生，却难以避免的会发生肩肘摩擦的长度。负责人神色为难的看向其他人，两个人坐会有点挤。剩余七人中无一人接话。 不认识林和熙的那几人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林童再怎么为难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，那也是林家的家事。至于认识林和熙的那几人，更是本就不喜欢他。负责人不再坚持，很快就从包厢内离开了。另外八人已经各自找空沙发坐下来，唯有林和熙还站在原地没有动。包厢内没有人给他挪座位，林童神色漠然地对他道。 既然没有多余的地方坐，那你就站着吧。对方话一出口，杨卷率先抬起眼睛来，欲言又止的看向他，最后还是没吭声。林和熙停在林童的座位旁，声音不高不低，神情自然，尾音上扬：“怎么会没有地方坐？啊，啊，你旁边不就有吗？”林童朝外侧挪过来，霸占掉大半张沙发，冷笑道。 你敢做试试看，敢是敢的，就是不怎么想做。林和熙神色淡淡的俯身，带着几分露骨的暧昧，低笑着在他耳旁开口：“我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还要感谢你，替我找到了一个和油虫一起做的理由。”林童气冲冲的抬头，林和熙已经走开，停在了桌对面的油虫身侧。 笑意盈盈的冲对方道：“我们挤一挤。”有他那些轻佻的行为在先，尤崇自然不会给他挪出地方来和他挤一挤。沙发的摆放形式是每两人隔桌对坐，其他人对林童和林和熙的家事兴趣不大，也鲜少关注林童和尤崇这边的动静。林和熙垂下眼眸，目光直勾勾的流连在尤崇的大腿上。 尤崇面色不快，抓过他的上衣领口，皱眉将他拽向自己面前：“ <coughs> 你往哪里看？”视线与他水平相交，林和熙面露无辜：“你不让我坐你旁边，我当然就只好坐你腿上了。”尤崇拽着他的衣领没松手，语气微冷：“不要没事找事。”林和熙不躲不避的迎上他的目光。 你们不找我的事儿，我自然就不会找你们的事儿。游虫锐利的视线仿佛要穿透他。你明知道这里没人欢迎你，为什么偏偏还要跟过来？林和熙玩笑的心思淡了下来，不再开口与他争辩。虽然拒绝林远卫的要求会给他带来麻烦，但并非没有挽救和解决的余地。他会答应对方跟林童过来。 一半是因为自己如今的生活受控于林家，剩下那半则是故意气林童。面上神色渐渐归于平静，林和歇顿觉索然无味，他有些后悔答应林远卫的话，跟过来了。尤虫已经松开他的衣领，林和歇隔着裤子摸摸自己的手机，想起那天方清宁在他面前点烟的模样，心中微痒。 他转身要朝包厢外走，想在附近找个小卖部去买包烟，垂在身侧的小臂被人伸手扣住。林和熙诧异回头，尤崇松开手站起身，将那张沙发空了出来，站在两步外，神色威风地看着他：“不是要坐吗？那就老老实实给我坐着，别动。”尤崇打电话给在场负责人，工作人员很快又搬了小沙发进来。 林童不愿意和林和熙面对面坐，起身和杨卷换了位置，把杨卷赶来和林和熙坐。林和熙如游虫所说那般，在沙发里坐了整整一个上午，哪里都没去，甚至也没再起身去骚扰过游虫。排位赛恰好赶在中午的饭点前结束，大家离开包厢，去赛场内的餐厅里吃饭。说是餐厅，用食堂来形容显然更为贴切。 所有人排队领了大学食堂那样的餐盘，再去自助窗口盛饭菜。九月天气还很热，中午更是烈日当头晒。吃完饭以后，几人也没急着回包厢，而是坐在餐厅里吹冷气，还向老板借了桌游牌来玩。林和熙自然而然的被排除在他们的圈子外，他低头在座位上玩了片刻手机，瞄到手机上方电量告急。 起身去问老板哪里能给手机充电。老板摇摇头道：“我们这里没有，你可以去外面看看，看台那边应该有人会出租充电宝。”林和熙朝对方道了声谢，转身朝餐厅外走去。赛道看台上仅有寥寥数人，倒是后方给观众开卡丁车的场地旁，远远就传来热闹喧嚣的人声。他在卡丁车的赛车区找到出租充电宝的人。 花钱租了充电宝，站在赛道旁的遮阳伞下躲阴。站了大约五分钟以后，林和西也生出点想开卡丁车的兴趣来。只是那些卡丁车都是双人座位，心中正略有遗憾时，他就遥遥看见了朝这边走来的杨卷。